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四十七集，贺须扶着荣城站在不远处，他们看起来似乎才赶到。荣城打出刚才那一招，低头咳嗽了几声，才抬头斥道：“放肆！你看看你们到底在做什么！” 神存于世，难道就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的吗？荣成是众神资历中最长的那一批，听到他的话，众人下意识回头望去，环顾四周，他们这时候才发现，到处都是熊熊烈火，山崩地裂，生灵涂炭，一片狼藉。这样的场景似乎比女娲补天时还要糟糕，许多神都微微恍惚。 他们刚才忙于混战，没有注意，原来世界已经成了这样了。在最艰难的创世那段时间，他们曾齐心协力抵抗天外来火，没想到现在，他们打斗时无意间漏下来的法术，成了破坏世界的天火。他们终于成了曾经他们厌恶的、抵制的那个存在。烈火熊熊，一时谁都没有说话。 只能听到山火扩散的噼啪声，死一般的寂静声，一个叹气声穿越万水千山，穿过广袤大地，悠悠自天际传来。够了，闹了这么久，早该结束了。洛寒及其他众神一齐惊讶的抬头。帝皇，人身蛇尾的女娲出现在天边，她看起来很遥远。 可似乎只是一眨眼，他就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女娲落在半空中，她看到周围的景象，长长的叹气：“是我的过错，若不是我优柔寡断，天地何至于遭此浩劫？停手吧，你们已经错了太久了。”女娲出现后，针锋相对的众神总算收敛了些，不再顶撞。 瘟神沉着脸，指向地面上黑金色的碎片，说道：“帝皇，你来的正好。他刚刚杀了魔神，该如何处置？”洛寒的身体紧绷了起来。林青霄感觉到，无声地握了握他的手，开口说：“是我。”林青霄手上还沾染着血迹，不知道是他的还是魔神的。他的手指附在洛寒手背上，顷刻间。 洛寒的手背就变得猩红。洛寒反应过来，连忙说：“时光书是我引发的，泄露天机的也是我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和他无关。”其实这次弑杀魔神，洛寒和林清霄两人缺一不可，并不是他们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杀死魔神，而是魔神的力量衰弱，以至于不敌林清霄。没有洛寒牵动时间，林清霄不可能打得过魔神。 没有林清霄出手攻击，仅凭洛寒，就算把魔神削弱，也不能耐魔神核。两个环节缺一不可。但是现在两人都想把另一人撇清，弑神绝不是好名声，尤其是当着这么多神的面谁承认谁就是众矢之的。林清霄还要再说，被女娲抬手止住。够了，孰是孰非，我自有决断。 洛寒和林青霄只能停下。瘟神见状，连忙乘胜追击，说：“帝皇，您心怀慈悲，博爱万物，最是公正不过。我们所有人都信服你。现在，请帝皇为魔神主持公道。”女娲伏在半空，长发飘散在背后，衣角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她面容无喜无悲，摇头说：“这是私人恩怨。” 我不做评价，魔神亦暗算过他，他报复回来是天理循环。洛寒悄悄松了口气，有女娲这句话，就算日后别的神要秋后算账，我也不怕了。本来就是如此，魔神两次杀我，我为何不能还手？只不过魔神那两次都被我命大逃掉，而我杀魔神这次却成功了罢了。 女娲都说了，这是私人恩怨，魔神打不过洛寒和林清霄只能自认倒霉。许多神都垂了眼睛，心思难辨，唯有魔族这边的神气得不轻。瘟神好歹不敢在女娲面前放肆，他忍下这口恶气，指着碎片说：“那好，技不如人，愿赌服输。现在魔神已经死了，便是有债也还清了。” 那魔神的神格碎片可以收回去了吧？神格碎片是一个神的本源，神格一旦打碎，就再也无法恢复如初，但是可以用秘术保存起来，放在天地间重新凝聚力量。等时间够久，世界会在原本神格的基础上重新生出新神，新的神已不再是曾经那个神，但好歹会有一部分是相通的。洛寒听到皱眉。 不行，我费这么大力才把魔神杀死，如果任由魔神重新凝聚，这些年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乱子？魔神如此记仇，我岂能给自己留下这么大的祸患？洛寒立刻道：“不可，他生性滥杀，心胸狭隘，阴质仇视。若再留着他，多年后万一重新凝聚起来的神继承了他性格阴暗的部分，那岂不是自埋祸患？为祸世间的凶兽饕餮被封印，魔神所造的孽远胜于饕餮。” 自然也该一视同仁，彻底封印，永不放出。瘟神听到洛寒的话，简直震惊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的有错吗？洛寒不闪不避，针锋相对。这次大战是魔神出于一体之私煽动的，这么多人因他而死，难道比不过他一个神吗？还是说，只因为魔神是神，其他生灵是仙魔人鬼，是走兽飞禽，是花草树木，所以就无关紧要，可以随意牺牲？ 刚才龙吟声响起的时候，战场上的人都慢慢停下动作，无声站在死人堆中，看向这一边。后来魔神溃散，女娲现身，浩大的战场上伫立着千军万马，可是无一人说话。此刻洛涵的声音不算高，却清清楚楚传到每一人耳中。仙魔双方的士兵齐齐默然，没有人主动发声。可是看他们的神情，许多人隐隐认同。 还有更多人脸上露出悲怆之色。对呀，他们的命就不算命吗？他们不及神高贵，所以他们死去的同袍、朋友、父母、手足、妻儿，就都毫无意义吗？洛寒的话说完，无论仙魔都沉默了。此时此刻，这种沉默实在致命，众神仿佛被当头棒喝。 他们终于清楚地看到，一条深不可见的鸿沟已经横亘在他们和信徒中间。他们早已不像曾经一样被信徒拥戴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莫过于此。魔神的未来就是他们的未来。女娲轻轻叹了口气，她缓慢张开双手，一团绿色的光从她手中散出，悠悠飘向四方。 将原野间四散的魔神碎片一点点收拢。他说的对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轮回的审判。只要错了，就该接受惩罚，即便是神，也不能逃脱。你们信不过别人，就由我来吧。随着女娲的话，绿色的光芒将黑金色的碎片围成一个大茧。 最后化为墨绿色的线，没入一个小巧的细颈银瓶中。女娲亲自将魔神封印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打上上古封印，然后收入自己袖中。女娲亲自封印，同样由女娲来保管。如此，谁都没有话可说。其实这次大战元凶远不止魔神一人，在场每一个人都是帮凶，只不过魔神成了出头的那个。 现在，女娲当着所有人的面将魔神封印，也算杀鸡儆猴，以儆效尤，既是震慑神族内部，也在安抚仙魔双方。这个世界绝大部分人口不是神，世界的未来也不属于神。瘟神眼睁睁看着魔神衰弱，魔神消亡，后面又被封印，他几乎透过魔神看到了自己的未来。 瘟神内心积满了愤懑和惶恐，情绪影响了他的神智。瘟神没有控制住自己，脱口而出：“帝皇，你太偏心了！”女娲本将离开，听到这话，猛地怔住。有神皱眉，有神想要阻止瘟神，可是更多的神还是静静地站着，默许瘟神将这些话说出口。“你明摆着偏心，你造出来的人族！” 仙族性情温顺，不断帮助人族，讨你喜欢，所以你也连着偏袒仙族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想想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仙族生活在天空，以清气为食，所以和人族没有冲突，他们当然愿意帮着人族。但是魔族和人族却同居大地，这些年在你的关照下，人类大肆繁衍，已经侵占了许多本属于魔族的地盘。魔域缺乏生存资源。 又不敢得罪帝皇的宠儿，只能出其下策攻打先祖。帝皇说：“做错了就要接受惩罚。”敢问这个错，到底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评判？字字诛心，洛寒听完都不忍心的望了女娲一眼。杀人诛心，这些话实在太伤女娲的心了。女娲在空中伫立良久，她大概没想到，原来在其他人眼里。 竟然是这样看他的，荣成不忍，他正要说些什么圆场，天地间突然响起另外一道古老的声音：“道非道，非恒道。自今以后，可分路而行。”包括女娲，所有人听到这个声音都吃了一惊：“父神。” 不必再言，无意已绝。盘古的声音带着亘古的沧桑，慢悠悠地从大地、山川、河流、森林上拂过。随着他的声音，山火熄灭，枯木逢春，焦黑的田地长出嫩草，干涸的泉眼涌出水流。 被战乱破坏的满目疮痍的大地重新恢复生机，吾之骨化为山林，吾之血化为江海，吾之毛发化为草木，自不周山至大荒，银河为界，仙魔永不相犯。 妖魔人共居大地，以怀渎为界。魔气生于东，妖气生于西，中间气息趋于无，为人族之地。万灵死而成鬼，聚于地下，不可重见天日。神另辟其界。 不与其余五界共聚。往后，神仙、魔妖、人鬼各在其位，不得越界。盘古的声音远去，不周山上突然冒出一股泉眼，汩汩溪流逐渐汇聚成河水，河面越来越大，最后化为浩浩汤汤的银河。 以不周山为起点，沿着天和地的交界奔腾而下，顷刻间把南北两岸分成两地，一直没入遥远的大荒。而与此同时，地面的地形地貌也在缓慢变化。魔气在无形的牵引下流向东方，妖气流向西方，如许多年前天地分清浊一般，魔气和妖气也再次分离，分别流向两极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